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七十一集。众多年轻的弟子站在海岸上，眼睛都不眨的盯着这一幕。几位星君脚下阵法缓慢转动，原本平静的海面上忽然涌起大风，风越来越大。 吹得人几乎无法站立，风中万顷海水缓慢朝两边涌去，最中间分出一条长长的通道。众所周知，希尔米海关押着凶兽，可是这些年来一直无人找得到吞元兽，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的米海并不是真正的米海。顺着这条通道往里，才是真正的禁地。此刻禁制已经打开。 古行星君回身，声音穿过呼呼风声，回响在众多弟子耳边。这里是希尔米海的入口，我们只能维持通道开启短短一段时间。记住我昨日叮嘱你们的话，事不宜迟，你们快进去吧。众多弟子齐齐给星君行礼，然后静默又快速地飞向海底。 洛寒也赶紧站上飞剑，化作一道遁光飞入海中。万顷海水矗立在两边，被一层无形的禁制阻挡着，宛如一道蓝得发黑的水墙，仿佛随时会倾倒下来。粼粼水光映照在洛寒脸上，连呼吸间都满是咸腥的水气。他们顺着水墙飞了很久，终于看到前方透露出一线光亮。 随着光亮越来越近，一座岛屿出现在洛寒面前。洛涵不由得松了口气：“哇，这就到了！”林清霄轻轻应声。他们两人穿过一层禁制，仿佛突然换了个世界。这时候再回头，哪儿还看得到黑黝黝的海墙啊？洛涵踩在石地上，才终于有了安全感。刚才在海水中横穿。 他时刻担心着通道时间过去，海水会突然倾泻下来，到时候万顷威压拍上来，他们就算有再多护身法宝，也要葬身海底了。好在这只是他杞人忧天，实际并没有发生这种乌龙。身后弟子一个接一个的飞出来，众人不约而同的停在岛上，召集队伍，也进行最后一次物资检查。洛寒和林清霄最先出来。 叶子楠其次，邹继白跟在队后。邹继白才刚一落地，就气喘吁吁地控诉前面的人：“你们也飞得太快了吧？不是说好放慢速度，我们一起走的吗？”这种话题，洛涵喜欢。他装作不经意的，悠悠地说：“我们已经放慢了呀，叶子楠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叶子楠张口，本来想说明真相。 但是看到洛寒的视线，一种奇妙的力量阻止了他。叶子楠咽回刚刚要说的话，也拿出一副淡淡的不在意的神情。对啊，我放慢了差不多一半。洛寒挑眉，鄙夷的看向叶子楠。叶子楠装逼也太过了吧？叶子楠悄悄的瞪了回来，唯有林清霄淡淡扫了这两人一眼。 洛寒幼稚也就算了，叶子楠也跟着起哄。邹继白的自信心被深深打击到了，他完全没有想过他的队友们在联手诓他，更不会想到队里公认人品最好的林青霄竟然助纣为虐，袖手旁观。邹继白为自己默哀，连说出来的话也变丧了。啊，不是说希尔明还有空间阵法，会随机变换地形吗？ 我们脚下这座岛看起来还挺稳固的，不太像会突然消失的样子。邹继白话刚说完，发现所有人惊讶的看着他，邹继白一愣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正要骂他不要乌鸦嘴，忽然身边林青霄神色一变，不好！洛寒眼睁睁看着眼前的景象骤变，岛屿以邹继白为界。 他们这一半的人被抽走了。邹继白真是个运气黑洞啊！他不应该叫邹继白，应该改名叫邹继黑。空间变化的毫无预兆，所有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岛屿另一半弟子惊讶的看着几步外的同门被集体抽走，不幸被转移了地方的人刚落地都差点崴了脚。洛寒感到轻微的失重。 随后，双脚陷入一阵绵软的落叶中。洛寒立即警惕。好在落叶中并没有什么蛇、藤蔓等物。林清霄掐指算了一下，又抬头望向天空：“我们被撤到内位了。希尔米海是流放凶兽的地方，地界极大，四周围着海，中间有大陆相连。按到最中心的距离，希尔米海大概可以分为……” 外围、中围、内围，外围是他们刚才落脚的岛屿，妖兽少，危险也相应小。相反，越到内围，环境越复杂，遇到吞元兽的概率越大，妖兽也越难缠。才刚一进门，就被送到了妖兽的老巢。洛晗沉着脸，冷冷看向邹继白。邹继白被吓了一跳，问：“嗯，怎么了？” 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呀，小黑？下次再碰到运气相关的东西，麻烦你闭嘴。邹继白张嘴想要辩驳，但最后还是悻悻住了嘴。他们一进来就发现，实际的希尔米海比阵法中模拟的难。就比如现在的地形，他们没有在任何一个阵法中见过。米海水泽多，外部是汪洋，里面是被分割成一块块的陆地。 因为不远处就是水泽，这里常年潮湿，导致希尔米海内部陆地地形非常复杂，植被浓密，雾障横生，有毒的东西非常多。米海的森林可不比外界，在这里时时刻刻都要提着心。洛寒跟着林清霄走了一会儿，低声问：“这是哪里？以前似乎没见过。”林清霄挥剑展开荆棘，说。 五行星君的阵法虽然可以模拟希尔米海，但是希尔米海已经几万年没有开启过了。几万年的时间，足够这里面的环境发生大变。洛寒叹气，他明白了，他们在非洲上训练的是基础版，可是真正面对的却是混合进化版。几万年尘封，谁都不知道里面生出了什么怪物。 他们四人走了一会儿，陆陆续续遇到其他被转移过来的同门。非洲上大家是竞争对手，但是进了希尔米海，彼此就是队友。很自然的，洛涵四人和路上遇到的先族弟子结成一路，一同朝树林外面探索。这里的森林密不见天，走在林中都见不到阳光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树林深处漫起白茫茫的雾气。 起雾了，接下来只会更加不好走。林青霄算了下时辰，说：“有失踪了，敌暗我明，如今不宜冒险，最好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再从长计议。”林青霄的话是许多人的心声，大家一致通过，决议先找个平整的地方扎营，接下来的行程另行商议。 他们很快就找到一块干燥平整的空地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可是总好过在潮湿的草地上过夜。不远处还有一个湖，水源也是便利的。一旦自由活动，大队伍立刻分散成一簇簇的小团体。说到底，他们只是刚认识的陌生人，谈不上多深的信任。一得闲，大家还是和自己的队友更加亲近。 洛寒迅速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坐榻、地毯、绒毯等物，把今晚过夜的地方布置的舒舒服服。邹继白一看都惊了：“你出门历练还带这个？”洛寒惊讶的看着他：“瘦很多吗？”邹继白被噎住了，眼睁睁看着叶子楠拿出各种瓶瓶罐罐，友情分享给洛寒。 这个香囊是防蚊虫的，这个是防蛇的，还有这个，涂在手上皮肤不会干。这种密林最讨厌了，说是丛林，其实无异于荒漠。上方的树叶遮天蔽日，拦截了大部分阳光、水分和营养。走在树冠下面，其实并不舒服。洛寒默默对叶子楠竖起大拇指，他们两人相互分享自己的物品单，交流的不亦乐乎。 邹继白逐渐怀疑人生，他放弃了这两个队友，壮着胆子叫住林青霄：“晚上没事干，要不我们聊聊天？”“不。”林青霄想都不想，冷冰冰地拒绝了他。“我要修炼。”邹继白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。更要命的是，林青霄这话并不是敷衍。 他刚刚说完，就当真闭上眼睛开始修炼了。生活在群体中、习惯于和族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邹继白抑郁了，他的队友似乎都不太正常。他们这里进行着不顺利的队内交流，其他队伍也在内卷。云梦涵同样被抽到内围，他和并不熟识的女修组成一队。 他本来就在队内没有朋友，一转头看到素隐月撒娇卖吃，借口自己不会，非要林崇玉帮他摆阵法，心痛太绵密呀！云梦涵如今都麻木了，他站起身，忍不住朝另一个方向看了一眼。然而他什么都看不到，林清霄在他们队落脚地之外布了阵法，从里面可以看到外界，但从外面却看不到他们里面。 云梦涵失落，他心情难以抑制的变得糟糕。云梦涵不想待在人多的地方，低头朝另一边走去。云梦涵走后，林崇玉飞快地扫了他一眼，奈何素隐约一直缠着他，林崇玉实在脱不开身。云梦涵漫无目的的走着，不知不觉走到湖水边。他看着林间澄静一般的湖，心情低落。 不由停在湖边发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